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夜谈又来跟我们聊聊啊。作为这个服用多年地沟油的专家 <laughs> 是吧？你对这个问题应该很有一番见解。我想，不光我是服用多年地沟油专家，大家都是，只 <laughs> 要是中国人，我估计就没有不吃过地沟油的。但是死人了，还不是地地沟油吃死的，是吧？就是这个最近死了一个记者，被杀死的。呃，那么现在呢，我得到的消息说公安局破案了。 说不是你们猜的那样，就是什么抢劫杀人，大概是，但是一度被猜疑成，因为这个记者临死之前在微博上啊，他发过一个，就是说哪哪哪儿弄这个地沟油，所以就网上有人猜测说他是因为地沟油的问题。不过从报道看啊，中间是那个产业链是蛮厉害的，就是说他们有人去采访，一出来以后就有一辆车跟着，是不是啊？哦，就是说他那个运油的车。 那个记者是跟那个运油的车，但是后面发现有一辆车跟着，这像西方的侦探片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当那个车发现你记者的车跟那个运油的车以后，他们那个运油车就绕一个圈就回来了。 他就不走去了，这不是想拍电影吗？是真的，我们的那个有一家高新这个企业，技术企业专门就做这个提炼地沟油的事情，出来的油全都锃光瓦亮啊，你根本分不出是色拉油还是地沟油。然后你去的时候，发觉他神神秘秘的，半夜操作，而且简直像军工厂一样，就差重兵把守了。哎，你说这个这个牵涉的人就很多了。 这个我突然想起那个记记者要进去，那不是 James Bond 了，还真是 <laughs> 差一点进入。你想戒备这么森严，他要动动用多少保安？你看他，我别的不说，单这一个细节，他每次运油后面都跟一辆车来保护它的安全性。 你说现在连银行送款都没这么高的待遇，我跟你说，这个还真是引起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就像是最近很多这个电视剧，我看出来这主题 <laughs> 没有地下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吧？我对这个地下这个事儿啊，呃，咱们生活在大城市，但是大城市也有地下啊。但是我说的尤其是一些个边远的，你们讲的这个我都有体会。你要问你，我当年曾经跟这个广东电视台一个记者叫蔡兆波，我们去一个地方去采访。 你知道，哎呦，那都到哪种程度对立两家，就跟我们电视台投诉啊，然后我们就去采访嘛。然后我们后来走在街上就发现，始终两辆摩托车，两个那个摩托车骑士，突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走，你到哪他到哪。然后晚上住酒店，他们就在外边，你知道吗？就我亲身经验。然后你知道吗？问题在于啊，冲突的那一家就跟我们告冤的告状的那家又是什么呢？ 好，说我们给你约齐了采访对象，你来来，我进了一个小小小小黑屋，说你们开机吧。我一看小黑屋里小小小小板凳，坐一圈老百姓，每个老百姓手里拿一张纸啊，说你拿，你采访他吧，他是证人。然后这老百姓就照纸跟我说，你想想这个这种地下的斗争啊。你成余则成哎呦， <laughs> 最后我们是被追出那个地区的，你知道吗？俩摩托车送送我们走了。 其实这个事情，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环节的公安局，不用别的局吧，就公安局，如果他要真的下决心做的话，要查的话，都是查得出来，因为他规模太大了。 他这个链，他你你你照他报道，现在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报道？说是十分之一，那就是两百二十五万吨左右。啊。他我我个人的安危这样想：他说全中国的是一年消费油是两千多万吨，对，两千多万吨。他呢，地沟油是两百多万吨，对。那理论上是十顿饭吃到一顿，但我算算远远不止啊，因为他两千多万吨有很多是家庭里边在做，对，我没有太多机会在家里吃饭。 很多时候都在外面吃，我也是啊。所以所以你想，你们哪里是十分？子？我问你们，我问你们，你们喜欢吃火锅吗？到摊上去吃烧烤吗？去吗？我上次到重庆去，他们让我吃火锅，看看满锅的油啊，上面红乎乎的，那个油。我我我们现在今天今天我们组这个这个四川女孩，这不还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吗？你说这个算不算啊？他说像四川火锅啊，他不是用的那个油吗？那是循环用的。对。 但不是地沟油，就没进那个地沟，对吧？但是他说是循环用。我今天一听进了别人的嘴，然后从嘴里再出来，那咱是就在吃别人的唾沫呢？不是，是呀，我我我以为呢。我我想这两件事情要分开。嗯，所以我们不能又把一个一个一个话题转到，又把那个 <laughs> A B 的问题变成变成甲一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地沟油，突然现在人家跑出来说地沟油好吃，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laughs> 说不定猪油渣是好吃，可它对身体不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他讲的回锅油，我觉得跟地沟油还是两回事。回锅油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那种油用过再用，用过再用，不管它用多少次，那需要一些。现在人家都说了嘛，现在很大的一个关键是根本缺乏客观的标准。 就国家检测部门说，是有关方面没有一个准确的科学标准。按照我们现在食用油的检测标准，你只要经过高纯度提炼的地沟油是合法的，所以检测不出任何质量好的地沟油。 <laughs> 对， <laughs> 你要有追求，你不 <laughs> 不能就这么粗制滥造，就是理论上说无限提纯，是不是最后它也能是一个啊？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呢？一个不光是我们觉得心里恶心，因为有的是从阴沟里出来，不光是心里恶心，还有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说地沟油它里边什么黄曲霉素啊这种东西就是致癌物质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刚才说回锅油不能吃，也是这个道理，它一直在一直在煮。 那个油，然后煮了之后，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啦、那个啦，那种垃圾食品，然后在里头，我特别特别，你你看起来是很黄亮啊，根本就没有问题啊。然后现在卫生部说制定新的标准，新的标准我看了一看，如果按照现在标准的话，主要就是有没有一些致癌物啊，有没有一些这样东西，从这方面来检测。他们说要从源头抓起。啊，我的问题是哪里是源头？ 是餐桌最后一条线是源头呢，还是那些饭店的厨房哎推出厨余的地方？我我我跟你说，用的油是源头。每每一个阴沟洞都可能是源头。那他总得倒垃圾啊，他总得倒倒倒。那那就源头是从他倒进地沟的那个地方算源头，是不是？我我的问题是，你在？假如你你是米国人啊，我问你，米国是怎么干的？ 就是说，就是说，那那所谓源头就是说要有立法，就是说所有的厨余，比方我饭店出来我这么多东西啊，那个厨余你还会啊？厨余所有的厨余被这不就不垃圾处理要分类嘛？分类嘛？对对对，那分类出来厨余是可以卖钱的，谁都知道。但是问题是，如果卖给谁，这个收购厨余的人要有 license，要有要有东西，你得要有监管。他收购了以后不去做食品。 油，他只是去做工业油，是不是也应该抓这一环？这个他说到说到位了。像我看了看，我虽然不是美国人，我看了看那边怎么干的，就看了一下他那边就是这样子的，就有专门的公司收购。 收购了之后，就专门送到生产这个工业油、生物油的那些那些企业去。然后他有非常严厉的监管举措，而且也有他有一条，因为你要不然地沟油也怪可惜的，对不对？全都扔掉也污染，对对，所以他就对。 是吗？ <laughs> 我我这我不知道啊，这我不知道。他肯定是废物再用，他有一个回生产线， <laughs> 这个是肯定是合理的。对，利用的好是救救地球，利用的不好是害了我们，对对对？是这样。所以我们所以你说的源头是那个源头。哎，那个才是真正的。只有从产业上来说，要给人家一条路，就是，但是你这条路呢，你不不能是暴利。你比如说你地沟油，说实话，咱们说地沟油，你再锃光瓦亮的油，你心知肚明的，它就是比一般的油要便宜。 你的你的就是便宜打八折的，你买的时候，然后你去买便宜货，这个东西再漂亮，地沟的，它其实都自己漂。名字好听啊，叫米糠油。哎， <laughs> 这我不知道，就是说，那现在一般饭馆里是不是呃去贵一点的饭馆吃饭，安全系数就高一些？哎，除非你碰到这个白眼狼的这个黑店了，他卖的又高又用地沟油，那真是碰到黑店了。 我一般来说会一我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个源头，就是这条链呢，我们刚才讲是第一个头。对。那另外一个头就是上餐桌这条。上餐桌，照你的说法，只要这个饭店里的人，他买油的人，他其实知道这个油是来路有问题的。我正常是比方说一百块的，我现在七十块买来的油，其实有问题的，其实他是知道的。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最后这道关，饭店如果查的话。 查出来哪一家饭店如果有用这个油的话，网上揭露这个连锁店的名字，贴一个标签，那这个损失是极大的。关键这一条关能不能做呢？关键问题是你检测不出来呀，徐老师，真的是你就是饭店他用了，他打了八折的油，他用了，你去检测真的是现在检测，除非叫那些厨师举报。 而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确实是吧？而且我上次我还写了一篇文章，他他我们追来追去，到最后会追到说啊，为什么不监管，对不对？我们大家有七八个部门来监管这个事儿，他为什么监管不了？到最后发觉都到了什么浙江农村啊，或者是北京顺义啊，他全都有那些农场专门提供出来的，你看。 这个坑坑洼洼的那种菜啊，那种油啊，那种牛奶啊，那绝对保证绿色，绝对保证新鲜。嗯，所以我如果是能吃到这样的菜，我恐怕也没什么动力去监管这个事儿。哎的。所以啊，你说他问题在于啊，中国这个做假货的人，有时候他做假货花的功夫啊，比他做真水平高多，水平水平也高，做的你做真能乱真呢， <laughs> 乱真。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要不你说这个地沟油，嗯，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觉得我国人民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是不是特别的异于世界其他民族的这个人？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传媒报道这个样子，事情发展到这样子，我觉得是肯定，现在肯定是要抓了。问题是用些什么方法？就是刚才刚才文涛说，我我我文涛确实人是有耐受性的，就是说我相信中国人到国外去拉肚子的一定比国外的少。 啊，然后他吃一点稍微腐败一点的食品，他也没什么，实际上是这这奇谈怪论，奇谈怪论 <laughs> <laughs> 这个我跟你说，哎，真不是奇谈怪论，我问过那个专门的这个生物方面的专家，我问他们，他们说人的菌群啊。 我们身体里的菌群，它会有一个自动的调节机制。你老吃地沟油，你肚子里的细菌就专门针对地沟油去进行一个转基因或者基因改良这样的。照您这么说法，咱地沟油能出口？ <laughs> 没有，咱有益于世界人民健康。没错，哎，我跟你讲， <laughs> 这个这个清洗肠胃， <laughs> 你看培养你的抵抗力。我跟你讲，香港。 这个医院是比较西化的，对吗？嗯，我跟你说，香港的医生跟北京的医生就不同。嗯，我就发现香港这个医生啊，我最近有点弄明白了。他呀，就跟咱们些什么。 他是无比严格，那个程序严明，但是最后呢，实际不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跟你就是，呃，有事儿跟你这个说，就是就是轻了跟你说重了，你知道吗？他是要负责任的，对吧？万万分之一的可能，他都给你丑话说在前头。但是呢，他不如北京的医生有智慧。我发现，往往北京的医生他解决问题，北京的医生敢下判断。 你知道？哎，我不是说北京医生，我认为这个医术啊，是在更广泛的中国的病例的基础上，他见得多。你知道吗？北京医生说话开智慧啊！你知道吗？ <laughs> 你挺难受的去了，北京在，你这这你这算什么？你你你没事，你回回回家歇着去吧。 什么的哎，这个你知道吗？他这是我见得多了。您您明白这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那北京医生的智慧来解决地沟油的问题，说 <laughs> 这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但但是现在北京 <laughs> 北京北京医生也被砍了，这个也是也是有的。北 <laughs> 京北京的医生。刚被砍，对对对对对，徐，徐徐跟你们家一个姓的吗对是是那个双人徐。哎，双人哦对，双人徐，双人徐。徐文大夫也挺可，同仁医院同仁医院也挺可怜的，跟。 砍砍伤了，我看医务人员是不是示威啊？对，是是是是，他们说是祈福，为他为他寻求。管管他祈福还是这个呃，还是示威，反正就是他们他们出去用一种形式散散步，寄托自己的愤怒。就是犯罪嫌疑人王宝明曾经是徐文大夫的患者，然后呢，这哎，你了解这情况吗？这这这这怎么回事啊？ 呃，我我说实话，我真不太了解，我就知道对，喉癌，对喉癌呢，这个徐大夫给他做这个手术，做完了手术以后呢，他后来这个又病又复发了，然后呢，他就这个病人就觉得这是医疗事故，然后说血债要血偿，那么医院呢说查了整个东西以后呢，说是术后以后他没有遵照医生医院的嘱咐。 他在有些措施上，他违反了医生的什么什么说法，那么因此呢导致复发，意思是医院是替这个医生辩护，就是说他不完全是个事故，你自己也有责任。可是呢问题是就是这个社会矛盾激化，这个突发这种事情，我父亲是医生。 对对对，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事，医疗事故都会有，但是没有到这样暴力相向的。就算病人很冤枉，我我甚至我我跟你讲过，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见到有高干啊什么做些医生，事后都很难判断是不是某一种失失错，但这个就是运气不好，你得。 在道义上，你得相信医生是尽了百分之百的努力的。这个就是像文涛说的，就是他的有可能智慧不够，他就告诉你有可能因为因为任何一种癌症都有可能复发。如果他当时动用智慧的话，有可能就会好一点。他如果告诉你说，哎，这个病基本上就没问题了，然后他又复发了，这时候他心理上会接受不了，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包括像地沟油这种事情，我们基本上不相信，我们没吃过。 我们回想一下，都觉得自己吃过啊，就是因为太不相信了。地沟油啊，也是一种暴力事件。为什么呢？就是他对你的伤害程度啊，和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啊，你能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完全的置你生命于不顾，这种粗蛮，这完全你要死死死死死活跟我有什么相干，对吧？我就是，实际都是一种暴力性的行为。对他已经不相信到什么程度？但是但是那个患这个这个癌症的这个。 好像是还是个书法家吧，嗯，他后来是人家医生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他冲进去拿刀趴在地上砍了很多刀啊，把人差点砍死啊，整个手臂都快掉下来。书法家干这事儿？对啊，草书嘛。书法家他手腕有力，很， <laughs> 所以所以恶性事件，所以使得很多医生由此感到害怕。这个这个。 话说回来，虽然医院现在很黑，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医患的矛盾很激烈，但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是拉登的方法来解决世界的解决美帝国主义。徐老师，徐老师，你说的这个肯定是咱们肯定不主张用暴力方法解决，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解决信任感。你比如说现在农民啊，自己一块地，别人的地上种的蔬菜他就不吃，他觉得你喷农药。 有毒，然后咱们自己到农庄上啊，现在搞得没办法，只好自己到郊区去弄个几分地，搞个农庄，然后请人去帮你去种一点菜。 边上那条垄上种的菜，你都不相信。然后我以前这么奢侈啊，你还在乡下包一块地专门给你种菜呀？啊，学学学学，对。你觉得现在张爱玲啊，真是厉害。真的是你觉得是？你们是我就顾着买房啊，人家是买地啊，买地了。这这是会过日子的。你们这个买房买车真是，太你还要说 <laughs> 太多？原来是一百块钱穿上去像一万块钱 <laughs> 好对他他提的问题非常重要。问题是你们刚才。 讲都是一个道理。参与地沟油，既然每年有两千两百多万吨的产量，这个产业里检测的人就是几百上千万人，你明白？他已经是个巨大数量的人在在里边。这些人他问心无愧的，他在家里带孩子，他对老公，他孝敬母亲，他过年跟你一样 happy，但是他用他的产品在害人。而你们刚才还说他好吃，就是还说中国智慧。我跟你说是这样子，我们说。 他在前面带着自己老婆，在前面带着孩子，他在后面用个勺子在那儿生产地沟油。但是他确实是问心，他自己问心无愧，他就说我不吃就完了。以后就变成说我们谁也不相信谁，隔壁的菜。 然后我一开始还想，哎，中国这个绿色蔬菜不是起来了吗？对不对？然后你贴个绿色标签，然后你知道这个没有农药，没有什么，然后绿色食品就可以卖高价，这个产业不不是能起来？我后来想想还是起不来，一张纸呀。我还是起不来，为什么？他一放到一离开田，一放到超市，你就不相信。对，所以啊，就跟那个砍医生一样，不相信了嘛。这个患者老是跟防贼似的，得防着他。医生说实在的，也跟。 呃，防什么似的？他压根儿觉得你在骗他。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啊，这个真是到最后咱这个生活质量，他的癌症复发，癌症复发失声，他后来不能说话了。到到最后啊，我们这个生活质量啊越来越低。他们我那天听几个医生聊天还说呢，说医学院现在开了一个新的专业——擒拿格斗专业。 <laughs> 说哦，现在深圳有个医院戴钢盔。 是真的，真的吗？真的，真照片，真的，全部有照片出来。突然一天，医生护士全部戴光盔，蔚为奇观。香港报纸拍了一大堆都干什么？我跟你说啊，原来有作用。这个这个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现在是深有体会。因为啊，你一个人呐，你不能既靠他又赖他，你要是又靠他又赖他呀。 那你算是玩完了，记住吧，你乡下去包快递啊，就好像医生戴钢盔一样，不，又爱他，又赖他，又恨他，对对，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咱们到底说地沟油还是说砍医生啊？ <laughs> 说地沟油过瘾的，你说说说说地沟油。哎，你你这穿的倒像是地沟油形象代言人， <laughs> 都是这。为什么？油色的，就是像那个油的颜色。 <laughs> 那中国不是喜欢黄金？那那那些人全都成过代言人了。嗯。不，我我跟你说，啊，就是我这个是正牌的食用油的正牌的代言人。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呃，我我我在说这个地沟油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我刚才说这个人跟人的成本有多高，你知道吗？我上次跟一个金融，就是银行搞银行研究的人在一起，他跟我说，他说银行现在没有抵押品，你光是靠信用啊，谁也不相信你。你现在就信用没有了，你说你再好的信用，你说我要借个几万块钱，没门儿，压根没门除非你有抵押品。所以你现在。 所有的实物资产都比你的信用要值钱，然后再回过头去说说我们说这个呃像呃什么菜啊油啊这些东西，你说你不亲眼见到，你就是亲眼见到文涛，你看到那个油说从厂里运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地沟油？你都怀疑这是地沟油。现在就是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成本高到什么程度？我们见面第一次见面先先说的不是信任。 边喝酒边怀疑你，很多人是。然后第二，我们现在好好的干着自己的活，说不定真的。我刚才说做几分地，这个是我是开玩笑，我没有去弄。但是真的有很多朋友到黑龙江啊，到什么郊区啊去弄地，很发达啊这个产业。在南京那边我去看过他们那个那些农庄啊，全是给朋友弄的，一人租一条垄啊，在那儿搞搞地。啊但但是我跟你说，那都没用，土地如果被污染了呢？ 空气如果充满了有害物质呢？水那不是那个什么落渣还是那铬渣？对对对，都都都都都污染了这个江滩了。这个东西还是要主观跟客观两条战线作战。客观呢，就是要认真，叫科学，要查。比方说要有标准，我估计将来的标准呢一定比较通融。对。 照顾那个产业链人将来下岗的利益 <laughs> 啊，这个比较通融，给各部门执行呢也有一定的你的意思是给高档的地沟油留一条生路？哎，留一条生路，跟回锅油之类也留条生路，这个是客观的做法。但是这个行业肯定是要打击的。 因为否则牵涉到我们的信法的， <laughs> 但是主观上呢，我们还是得相信刚才那条，咱们的身体就被锻炼得更好了。 <laughs> 地沟油有时好吃啊，猪油渣的饭是最好吃的。所以啊，增强自身免疫力啊，是咱们重要。的。你每次吃饭时候，你心里特开心。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laughs> 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你一定要自强，男儿当。